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四十集。林显红的脸色微微沉了下来，女子们猛然听到这么大的消息，一个个吓得坐立不安。 在场无论是素怡方、白灵鸾还是素隐月，其实都不想让林崇玉上战场。然而，林显红父子三人正在说事，他们不敢插嘴，只能勉强按捺住。素怡方三人本就焦灼，看到林显红的表现，他们也随着林显红的目光望去。一时间，屋子里大半的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洛寒身上。 洛寒和林青霄视线交错，虽然没有言语，但那一刻，洛寒竟然奇迹般的理解了林青霄眼神中的意思。林青霄在顾忌他。洛寒心里其实犹豫了一下，他是一个神职人员，不太适合拼杀在第一线，他安静的留在大后方才是最优化又最安全的做法。但是紧接着，他想到林青霄在。 有他在，仿佛危机重重的希尔米海也没那么可怕。洛寒的念头转瞬即逝，最后，他对着林青霄轻轻点头：“我也想去。”林青霄听到这话，眉目并没有放松，甚至隐约看着更严肃了。“当真？”“当真。”洛寒努力用眼神表达自己的坚定。 虽然隔着木篱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可是洛寒知道，他能看见。洛寒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林清霄。另一方面他也确实觉得，他应该去希尔米海坐镇，至少看看镇魔石和吞元兽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原书剧情里，这个时候林清霄还在绝灵深渊，残念关了他很久。 直到自己的好奇心完全满足后，才放林青霄离开。千万不要低估了一个宅了亿万年的神能无聊到什么程度。于公，镇魔石消失，魔气泄露，洛寒身为天道，理应去查明真相，恢复秩序。于私，他不想让林青霄为难。林青霄有完美主义，还是重度强迫症。 一般这种人内心对自己的要求极高，还容易将一切错处都归咎于自己。若是遇到险战而不去，林青霄就算不说，事后必然会自责很久。万一这次发生些什么，林青霄肯定会把一切后果都归结在自己身上。这种性格有好有坏，好处是他的成就遥遥领先众人，坏处是。 容易自己把自己逼黑化。洛寒不是很敢放林青霄和男主一起出去，万一发现什么变故，林青霄被刺激的黑化，他这么多功夫就白费了。洛寒声音坚定，神态冷静，不太像一时冲动。林青霄又仔细辨认了一会儿，忽然切成传音术问：“你当真想好？”林青霄修为高。 他给洛寒传音不会被林显红听到，但是洛寒就不行了。洛寒干脆在木篱下点头，直截了当的传达自己的态度。既然洛寒也要去，那林青霄再无后顾之忧。他回过头，目光清亮，对林显红说：“我愿意去。”在林青霄开口的那一瞬间，林重玉也抢话说：“儿子愿意请战。” 其实是林青霄先说，但是林崇玉声音高，语速快，倒像是两人同时应话一样。洛寒忍不住看了林崇玉一眼，在心里暗暗啧声。林显红倒没什么意见，他淡淡的点点头，又问：“你们俩想好了？”林崇玉朗声回答：“儿子愿为天界分忧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林崇玉的漂亮话一套接着一套。 相比之下，林青霄的反应就非常冷淡，他冷冷清清嗯了一声，竟然当真在回答林显红的问题。洛晗一时无语，林显红也微妙地顿了一下，才继续开口道：“这不是一个普通任务，你们要做的，也远不止镇压上古凶兽这么简单。吞元兽具有饕餮血脉。” 本身暴躁嗜杀是非不分，迷海中就有禁灵阵法，对上吞元兽会十分吃力。然而，还远不止这些。镇魔师的消息一旦外泄，到时恐会有魔族阻挠，妖族多半也会在其中浑水摸鱼。雪儿米海一行，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凶兽。 更多的是心怀不轨的魔族和妖族。白灵鸾本来就很揪心，听完林显红的话，她呀了一声，整个人都慌了。呀，这次出行竟如此凶险吗？家主，您只有两个儿子，就算是天宫有令，也不能将两个儿子都派出去。万一有个好歹，终身偌大的基业可怎么办呢？ 他说着，飞快的朝林重玉望了一眼，掩饰着说道：“依妾身拙见，不如派出去一个，留下来一个。大少爷伤还没好，不妨让大少爷留在中山，等伤好了再做其他打算。”白玲鸾这话偏心的可以说毫不掩饰了。素仪方也不放心儿子，可是经白玲鸾这一说，素仪方就想冷笑。 既然知道是捉奸，那还拿出来献什么？但凡是我龙族的血脉，体内就该燃烧着好战善战的血。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贪生怕死、鼠目寸光？两位夫人一言不合就杠上了，林显红脸上不好看，林崇玉作为导火索就更尴尬了。 他如今不上不下，不敌不数，位置非常尴尬。生母、养母都对他有恩，偏偏这两位却不对付。林崇玉夹在两位母亲之间，实在是左右为难。这种时候，大概唯有林清霄是置身事外的，因为没有人会想起他。无论哪位母亲争夺的对象，都不会是林清霄。 白灵鸾被素宜芳夹枪带棒一顿讽刺，眼圈顿时红了。侍女们惶惶不敢言。素隐月作为素宜芳的侄女儿，凌玉的准未婚妻，此刻垂下眼睛喝茶，完全当没看见。眼看场面僵硬，林显红低咳一声，冷脸道：“都够了，在晚辈面前，你们这样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” 林显红说话，没人敢不听。苏一芳冷着脸作证，白灵鸾一脸委屈，却不敢再争吵了。林显红忍着气：“你们二人有这份心，为父十分欣慰。此去西尔米海，危险重重，米海又会压制修为。出发前，务必做好万全准备。天地赏罚分明。” 他知道此行凶险，故而为参战之人发下津贴，参战所需花费都由天宫包揽。这两个储物戒指，你们俩收好。林显红说着，一回长袖，从袖筒中飞出两个白玉戒指，分别停在林清霄和林崇玉面前。洛寒看到，立刻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。 备战物资都准备好了，还装模作样问谁愿意出战？看林显红这个架势，无论林清霄和林崇玉愿不愿意，这次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吧。这是天宫的补贴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林清霄很自然地收下。林显红说完，看向洛寒，目光中似有所思。刚才这位姑娘说。 你也想去西尔米海？对。洛寒挺起腰，目光湛湛。我愿意和林清霄一起去。林显红露出一种为难神色。可是，这次去米海的至少要领仙高级修为。你的修为似乎不够。不影响，我真正出力之处并不在修为。洛寒说的斩钉截铁，言之凿凿，顿时生出一种不可捉摸之感。 让人不敢冒进。林显红见状也不再说了。天宫只规定了每家出战的下限，却没有规定上限。既然洛涵自己愿意加一个人也无妨。林显红人品不怎么样，办事还算公道。他从袖子里拿出另一件白玉戒指，递到洛涵身前。天宫不会亏待义士，每位出战之人。 都会得到一份津贴。这里面，伤药、阵盘、灵石、符箓俱有，除了法器，不必另外添置。既然洛姑娘也去，这份站资，请收好。洛寒肯定二话不说拿下了。素隐月看看洛寒，又看看林崇玉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咬牙说：“家主。” 我也愿意。林显红听到，着实吃惊了。素隐月怕脏怕累，她竟然也要去。素一芳皱眉，立即斥道：“隐月，不得捣乱！”我没有捣乱。素隐月咬着唇说：“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想去给表哥帮忙。万一表哥顾及不到，我可以给他搭把手。” 素一芳铁青着脸，厉声呵斥素隐月胡闹：“这是素家的家务事。”林显红没有关心，而是又看向下手，说道：“刚才给你们的是天宫的物资，除了天宫，中山也为你们准备了东西，之后执事堂会派人送来。等你们回来之后，门派另有重赏。”这是显然的，若是能活着回来。 得到的奖励可远不止于中山。经此一役，他们将在天地跟前挂了名。官方明面上的奖赏只是天头，真正重要的是那些隐性的好处。风险往往与机遇共存。这次去希尔米海，既是危险，也是机缘。林青霄和林崇玉听到后都没有接话。林崇玉眼中光芒闪闪。 而林青霄则是微微避开了眼。林显红对两个儿子的表现还算满意。兄弟相争是绕不过去的话题，好在无论他们心里怎么想，至少面上沉得住气。林显红再次拿出两个储物袋，手掌一挥，飞到林青霄和林崇玉面前。刚才我给你们的是官方的，现在这两样。 是我这个父亲为你们准备的护身之物，福禄福宝，这些天宫和门派发放的储物袋中已经足够，我就没有再在里面放攻击福禄，而是放了几瓶灵药，几件防御护甲，和一万中品灵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块拍卖会的令牌，三日后。 天照城会举办拍卖会，你们若是有什么想添置的，可以去拍卖会看看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